第六课，当好职场插班生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走出学校七年，张悦住过地下室，被人炒过鱿鱼，为事业押上过全部财产。 也曾经山穷水尽，如今他从一个冒冒失失的青年成长为颇具头脑的公司高管，全力以赴的干着他最喜欢的工作。二，知名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几年前就发表了一系列综述文章。 指出，身体活动水平低下是当今人类健康的第四大杀手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死亡的人群中有百分之十直接源自身体活动水平低下。三。 菊花经过人工栽培，由野生变为家菊。据北宋《宣和画谱》记载，菊花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，是从唐朝末年开始的。可惜作品无传。中国最早的菊花邮票是一九五八年发行的，也是我国第一套花卉邮票。 四，每次与朋友说起非洲的撒哈拉沙漠，大家都会想起撒哈拉的故事，自然又会讲起书的作者三毛。当我也来到三毛随丈夫荷西居住的西属撒哈拉那座城市时，我对四十年前三毛选择在这里生活有点肃然起敬。 五，现今不少人喜欢用简练时尚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，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，我们不能说这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，但我们仍需思考语言如何变化才能更适应社会的发展，而不是向原始时代的简单符号倒退。